锵锵三人行，哎呀，这几天香港人很兴奋的，终于有点大事摊在香港头上啊！没错，感觉一下子全球焦点就是又回来了。我看香香港啊，所有的新闻。 就是报纸、电视、网络，全是这个斯诺登。嗯。斯诺登，斯诺登，那我知道，离开了美丽华酒店之后，现在不知所踪，住在哪儿，谁知道？说不定去了重庆大厦。 <laughs> 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哎，对原来就住在美国领事馆的对面嘛。没错，对对，原来住的那个，就对面就看得到美国领事馆。对，他住在重庆大厦，不定被谁强奸了，那就更是震惊世界啊！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分析。 呢？香港很难办，就是为什么呃，这个这个梁香香香港现在这头叫什么？ <laughs> 梁振英，哎，梁振英。为什么梁振英这个三问这三缄其口不说呀？因为这个事情非非常微妙。他们甚至有人说，说美国现在迫切的需要把斯诺登带回去，嗯，审嘛。嗯，那但是呢，你如果通过正常渠道，那是中国领土，对吧？这个里边非常麻烦。 你要引渡，对吧？那么中国政府怎么考虑？香港怎么考虑？等等，这很麻烦。甚至有人说，但是呢，很有可能英国会采取零零七的手段，找特工来，在香港把他绑走，偷偷运出香港。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哪门子来的？这是中国领土，你你知道吗？这这事儿就大了。但是问题是。 它还很复杂，它不只是中美关系的问题。那中国、美国来讲的话，当然是就当然理论上这是中美关系的问题。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刚刚才这个习奥会，西奥会人家谈的挺友好，对不对？促膝谈心，椅子都给你送回来，对么但是结果这么一搞一搞的话，那就让这个事情有点点变数。但是另一方面，呃，他还牵涉到一国两制的问题啊，因为你从法律上讲，香港的司法体系。 跟整个中国大陆司法体系是不一样的，是独立的。嗯，那你如果要引渡的话，这不是直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法权范围内来谈引渡，是跟香港谈引渡。那中央政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按照法律是可以提出介入，就提出一些要求的。一个牵涉国防，一个牵涉外交。那理论上这两这个案子都牵涉到了，对不对？但又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防跟外交的这种关注的提出还不能够抵制香港本身所签署的，因为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权单位，也签了一大堆的国际人权公约啊什么那些约，又不能违反那个。那假如今天这个斯诺登他是提出的是政治庇护，或者像联合国难民公署提出的是政治难民庇护的时候，那这件事就非常复杂了。那变的是中央政府也许有一些想法。 香港政府就算想配合，都未必那么容易的去配合得到，或者变得很麻烦这件事。咱们看看这小伙子，小伙子长得还有点帅，是吧？你看这个长这模样。 他女朋友这几天心都碎了。作为一个跳钢管舞的一个，你是人家芭蕾舞的，对、钢管舞。哎呀，我给你打赌，文道，你先别光光光看他，你就是说你是看女的跳舞都觉得人家是跳钢管舞不是香港报纸登的，你看他那个标语都写着跳钢管舞的吗？不，没有，没有，这是挺他支持他，在美国挺他。我跟你说，他他女朋友原本是跳芭蕾舞的，但是现在在夏哈夏威夷为 Kiki 杂技团。 跳钢管舞，杂技团的钢管舞，对对对对，这个他女朋友不太一样，都不是那种酒吧钢管舞。小伙子才二十几岁，他女朋友说：“你看办的这个事儿，都没说一声，不告而别呀。”说俩人本来很相爱，不告而别就跑到香港去，然后就。 大这种惊天大，可对全世界人民来说做了大好事。你觉得是好事吗？当然啊，当然，这是太好的事情了。这种事情，他揭露这个 Big Brother 啊，就这个这个这个大哥啊，对不对啊？对，没错，写过，没错，无所不在的一种监控啊。这个里边，这个监牵涉到我们每个人呢。说实在话，除非你是为政府工作的。 全部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会为他的行动。当然。但是现在在美国有调查，就是说，竟然啊，有五成四的人，五五成二，超过半成的人认为，哎呀，如果是 FBI 要监听啊，是为了反恐啊，那么就监听吧。嗯。很多大部分的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可以接受。OK，那么那就所以在美国，你看刚才那标语啊，它引起的确实这个争论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老的。 伦理的话题，嗯就是说，这个斯诺登，他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一个汉奸？不是，就是 <laughs> 美奸，叛徒，叛卖国贼。他现在在美国就管他叫卖国贼。对。那么，到底是英雄还是卖国贼？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小心，就是美国，我觉得这个国家，这种九幺幺之后啊，已经变了。这个国家原来他们讲究人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隐私。 在九幺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为了安全，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整个气氛、整个文化在让步。你最明显就是那些机场，他那种 X 光是能够把你裸体看穿的那种，他们居然都能接受。你当你这一步都能接受，说这在以前的美国来讲，那是多大的屈辱！你想想看，你连这一步你都能接受，那可见他们已经让步太多了。我到美国过那个安检，跟别的国家哪儿都不一样。 来，就是帽子摘了放在这儿，鞋脱了，然后腰腰带呢，解解下来，进到一个这样的机器里面，你知道吗？然后呢，两个两两两两个脚印儿，说踩着这两个脚印儿，踩两个脚印儿，手这样，手这样拿着，然后这个机器就呼隆一下子转一圈，那我当时感觉这就像是投降， <laughs> 就个个举举着这个出来，然后再拿回你的东西。 所以呢，九幺幺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我觉得，所以九幺那个袭击啊，当年那个袭击，某个意义上，它成功了，它真的是打垮美国了，它打垮。了。虽然拉登现在死了，对那个组织现在作用也不大了，嗯，但是他对美国的改变太大。对他已经打垮了美国的原有的价值观。可是问题是呢，这这个问题啊，你刚刚说到，为什么我们仍然觉得他是英雄呢？这不只是你，就算美国人都认为他是叛徒也好。 我们还是要支持这个斯诺登。理由在哪里？因为这回美国他那个监听那个临近计划，他监听不是美国人啊，监听外国人。我们全世界啊，你全世界只要有任何人上网，你那个伺服器是在美国那边的话，我们多少人被监听啊？他他，你凭什么美国人监听我们呢？他新的这个计划就是说监听外国人，为了反恐的目的，美国人支持的是监听外国人，所以现在欧盟就提出抗议了，你看到没有？ 我们马上，你你抗议来欧洲人凭什么？他问你，你怎么哦？你怎么可以监视我们呢？你你，我们的公民责任。我觉得接下来全世界都可以，每个国家都可以提出这样的这样同样的问题啊。美国过去是恐共，现在是恐恐。嗯，美国就是现在是恐恐。他他这个为了恐恐，他话再理性的话分开来说，就他个人的行为来说，他违反职业道德，他也许是叛徒，但他做的这个事情。 确实对全世界公民利益来讲是个英雄的行为，这就是应该这样分开来。这就是像你像这是个伦理问题，这就像有的人就是说的说，当年在纳粹集中营里，嗯，对吧？呃，这个在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如果你是一个看看护，对吧？或者纳粹医生，对纳粹医生，你不能做什么，呃，但是呢，你仍然也是可以有选择的，比如说你职务上你不能。 不这样做，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呃，就好像说，这还涉及到一个敏敏感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士士兵，是吧？你到到了一个国家，你受接受的命令是枪杀平民，那么在你无法反抗命令的情况下，你仍然可以选择向天开枪。嗯，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职务的行为，或者有些你的处境的行为。 和你有人有没有一个最高的道德律是超越对超越一切的，而且甚至这有争议啊。有的时候出卖不出卖朋友？嗯啊，为了比如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嗯，我要出卖朋友。嗯，朋友说我这事儿只告诉你。嗯，我信任你。那么简单的说吧，你朋友当中有一个呃，周呃那个刘刘铁男， <laughs> 那那你知道他的十二本外国护照？嗯，好，那你想？ 你你是不是要去告发他了？那很多人就是说，你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应该反腐。但是他是你的哥们儿啊，对不对？他你一个项目是他批的，那这个时候，不，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些伦理问题哦，因为他这个事情，我觉得伦理问题还不是那么复杂。 大部分的人都看到这个做法的荒谬，但大部分人都在这个机器里边也执行这个机器。但是你说荒谬啊？德国有一个总理、副总理没这么看呢。我知道欧盟在开会啊，可我今天看新闻还说啊，这德国的这个人就说啊，说你美国，我们欧洲反恐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美国。美国提供情报，全世界。 的反恐很大程度上靠美国。他说，美国问题是美国经常给我们提供的情报都是有价值的情报。嗯，对。他说，所以说对这个现象，他也觉得很难。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这些情报是靠什么？他都靠侵犯人的隐私，对，到处打探。但是他能说伦敦要发生爆炸案，经常就帮助你避免了嗯伦敦或者德国、法国的恐怖袭击。嗯，那这个价值你又怎么比呢？但是这就问题就来了，就说到。 你没错，我们刚才讲说，你美国政府凭什么去监听监视全世界人的这些资讯、这些资料呢？但你刚才提出的说法是说，因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从这里面，欧洲现在很多政府都这么讲，不止欧洲，尤其说英语的国家更依赖他，因为你知道全球的情报界或者情治界、治安啊这些部队。 他们关系的密切，是超乎我们想象。有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好像有些国家不大对头或怎么样，其实他们那个行业情报机构对，或者是治安部门是互通的。嗯，有些是什么贩毒啊这种，对，这种是完全是互通的。对，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子，像英语国家，他们有个叫五眼的这个机构 Five Eyes，所以 Five Eyes 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五大英语国家，他们的情报机构基本上是个联盟。 那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另外四个国家也都参与进去，还不只是美国一个人？那么他们互相提供情报，那么你今天说我们不要你的情报，但是问题是你们考虑这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让美国的情报部门侵犯我们所有人的隐私，然后最后他提供的情报说是原来是帮助我们能反恐的，那不就等于承认了这就是个世界警察吗？ 他就是一个情报界的世界警察，跟他的第七舰队是一样的嘛？还还有还有更大的叫人困惑的是，如果纯粹都是用于反恐的目的，那还比较好说。但是问题，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一旦建立了会被滥用，无所不知。因为现在人家最担心的是， <coughs> 他这个他到时候连他的商业啊。 就是股票市场啊，所有这些信息，对他都能够提前知道。那我们怎么来证明这个股票市场第二天的升跌是一个市场的决定呢？还是被人操控？这就是所谓影子影子政权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美国这个国家呀，它呀，对内很民主，但是呢，对外在世界上很不民主，就是很很霸道。 你知道今天呃，在我跟咱们公司一个电脑专家，他跟我这聊，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但是他从他这个，他说美国为什么不让华为进去？他说你知道，他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警惕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在用美国的这种电信设备、网络设备。他说华为啊，实际在全世界都是做的很大的，但是就是美国不让你进。他说为什么？就是说。美国人特别把这个当回事儿，你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啊。 你现在你看啊，他那个棱棱镜多棱镜的计划，你只要一上网，他能知道你的一切，他能知道你所有的这种这种通话记录。就是说，他实际上他靠什么？他怎么知道的？这个这个手段是什么？你比如说，现在 Google 公司都纷纷出来说了，Google 公司就是说啊我们要声明，我们是跟政府合作了，我们提供了一些，但是呢，政府你现在应该跟大家说呀。 我们你们要那么多，我们没给你们这么多， <laughs> 我们给了你们一部分。这就是 Google 说，所以我这电脑专家就讲啊他说 Google 说不作恶，其实也只能做到尽量不作恶。你你很多情况，他美国就是靠着这些个这些个电电信公司啊，才能够支持他，而且你全全世界用他的这个设备，这个相当危险。这个电脑我现在觉得没错，太可怕了。没错，就是对。 很多人以为，就是说，现在互联网出来之后呢，资讯发达，对各种政府来讲是个挑战，就政府要控制人民没那么容易。其实恰恰相反，是更容易了。对，因为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有留下一些电子足迹，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一天到晚手机开三 G 上网嘛，等于是有心人是随时随地知道你什么时候哪一个地点在干什么。 全部都一样。你在微信、啊、微博上说了多少废话？人家一查就给你查。而且在哪说的？什么时间说的？我们今天那么 enjoy 这些电子的东西，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是最有象征性，就是我们都是两个手撑撑起在我们脚站在那里，全身裸体在那里。你明白？我们整个电子，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现在，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希望他不要滥用。 希望他拿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套法律程序，所以越是发达以后，我们越是只能寄托于一套法律。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希望他不要滥用，而是希望他根本要停掉这个事情。在美国，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起来反对，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严重侵犯人权了。因为你想想看，你拿了这些东西，你现在说为反恐目的，但是他收集他的做法是这样，他收集所有人的所有资料。 然后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回去做这个 data mining 资讯挖矿，你懂我意思吗？他东西备而不用，什么东西我都拿了。那等到他觉得有需要，他再回去找，哪有这么人来办事的呢？不过这个事情现在起到的这个作用非常复杂，这件案子为什么它复杂到什么程度？你想想看，它会让就像你刚才讲华为的案子，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想，我们要不要发展？ 跟美国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一套的电讯通讯的，还还有伺服器的系统。要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太单一的被控制。我知道，据我所知，我知道咱们军事上是用了自己的这个这个系统。对，可是现在的世界哪光是靠军事啊？你的商业呢？你的银行呢？你的各级政府呢？你的什么呀？ 你都靠美国的这种，他们叫什么思科呀，什么什么的这种思科嘛，Cisco 啊，就这种电信设备。他就问问题是他存在这种叫什么后台密码啊，这种它存在这种手段。他也是我们中国政府也是他大客户，我们的防火墙就是思科在做。所以我为什么说叫影子政权呢？你得想想这个东西是非常。 可怕的，嗯，他甚至能颠覆一个国家，他甚至就像徐老师说的，你金融，我能操纵金融啊，我能操纵，不光是这个，你任何一个消息，我可以比你大家知道早，早知道，哪怕五分钟我就不得了了，在这种事情话，而且你知道，就是真的像我们说的啊，呃。 这个，你看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乔布斯啊，呃，你可以说他是上帝，有些人认为他是上帝，但我觉得他是一佛一魔呀。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魔鬼，就是把这个东西释放出来，在人类还没有能够能力控制它的时候啊，释放出来之后啊，实际上你看啊，真的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个美国人讲，因为美国人接受采访，他认同。 他因为波士顿又爆炸了，那美国什么就爆炸，他就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反恐，我 OK 我接受我接受，可是我都不禁这样想，如果整天这儿炸一下那儿炸一下哈，我可能都要接受一些警察手段。但是你看，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如何防范呢？嗯，恐怕你只能 <laughs> 像文道现在一样，跟任何人讲电话的时候，你自己都小心一点吧。嗯。 比如说，我们公司电脑专家就给我讲了，他说：“我告诉你，最呃彻底的这个保密，就是你不用电子设备，或者你要用的话，你就根本不要把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情通过这种电子的东西去说。你在电话里不能说的事儿，你就别说。你的那你、你那个什么电脑里、微信里、呃这个电电电电邮里，你你都要自我自我检查、自我检查。那么你看，最后我们又变得真正的不自由。” 我们变得顾忌呃重重。嗯。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毕达哥拉斯讲过一句话，就是我看那个电影《骇客帝国》的时候啊，我想到他讲这句话。他认为宇宙世界的本质是数字。对。世界是数字组成的。古代人很难理解，今天可以理解了。一切都是数字，对吧？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变得。 很恐怖啊！就是真的很……恐我我我对于他们这个科技的这个这种大的控制性啊，我是悲观，我觉得没法阻挡。就我很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所有电话，中国一样，你所有的手机电话东西，以前要一个人来窃听，现在不需要，所有东西都存在那里，只需要他点出来。唯一能救的就是说，他点出来的这个程序。 能不能用这个东西？怎么来对付人？这个地方来来来克服，只只能用这个东西。你知道，这就是说，我们还没到达圣人满街走的社会。可是现在，我们的手段要想使社会不乱，那需要的是全民道德都很高，嗯，都很尊重隐私，绝不通过非法的手段去得到。不过，不过，不过讲回这个这次这个斯诺登事情，对中国是有好处，对香港都有好处。对香港的好处就是。 呃，梁文道刚才讲，他可以凸显香港的独立地位，因为整个这个事情从法理上是香港自己处理的，他不太了解。香港其实跟美国订了很多引渡协定，对，其实是只要不是政治犯，香港的这种情况他就会送回美国，他跟反而他一到深圳就安全了，对，哎，中国跟他没有。 所以很多在美国税交不好的一些人呢，我不讲名字了。有些很有名的人在美国犯了法， <laughs> 他们就住在深圳，他们绝对不能在香港就是交回美国去。对，所以那么呃，那但是呢，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自己估计哈，我觉得也是送礼，这是好处啊。就在美国，他一方面给改善中美关系啊，因为香港的决定，最后中国要做决定的嘛，就是最后总要总要拍板的嘛。 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使得美国前一阵对中国的那些指责，那些说什么么，我们的黑客啊什么，全都变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这你你不要讲了嘛，对不对？就所以，我这电脑专家朋友就讲啊，美国最坏，就美国现在就慢慢暴露出了他在国际问题上的这个本质啊。实际上，中国玩这个网络，老实讲，据他说呀，不够他玩的。他整他，但是他偏偏要取这个姿态，整天说，你看。 你网络攻击我呀？你你你你你黑客？你网络攻击我呀？实际上，整个这个基本盘都在他手里，这个科技基本盘都在他手里。盘都是他。他对你的这种窥探简直是无孔不入。但是，但另外一个，alternative，另外一个选择是俄罗斯。你看，俄罗斯现在出来表态，愿意给他政治庇护。嗯，你明白吧？那俄罗斯就是一种跟美国全面抗衡的姿态。如果在冷战时期的，那就是一个筹码，我拿来做情报分析。 不，估计中国不，我其实觉得这是对中国跟香港都没好处。我觉得是，它其实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他真的。